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到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那苏军携斯大林格勒得胜之势大反攻，结果呢一不留神中了曼施坦因元帅诱敌之计，两个方面军被击溃，双方呢就都暂时停了下来。这个时候，双方的南方战线上呢就以库尔斯克为中心啊，形成了一个大约一百公里宽的突出部。 这个突出部里边呢，驻守着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库尔斯克北边的奥廖尔和南面的哈尔科夫在德国人手里，所以曼施坦因呢就琢磨着从南北两线同时进攻啊，把这个突出部呢拦腰截断，消灭里面的苏军，同时能拉直战线啊，一举两得，岂不妙哉？ 要实现这个目标，曼施坦因光靠自己的南方集团军群不行啊，需要呢在突出部北边拉着中央集团军群跟自个儿一块儿搞才行，是吧？不过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和陆军总参谋长蔡瑟的大将立刻表示完全同意曼施坦因的计划啊。但是谁不同意呢？有人强烈反对啊！克鲁格手下第九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上将。 和刚刚上任不久的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啊，莫德尔的理由啊很简单，库尔斯克这个突出部太显眼，小孩都知道德国人要打这儿，那这次进攻毫无突然性可言，只能是玩命死磕啊！这对人数本来就是劣势的德军来讲，万万不可。 古德里安莫斯科战役之后被撤职啊，这个时候呢，被希特勒任命为装甲兵总监，负责坦克的生产和装甲兵的训练工作，是吧？古德里安反对进攻库尔斯克的理由啊，就更有理有据。他说：“我上任几个月，辛勤工作下来，好不容易把每个月的坦克产量从六百辆提高了一倍，而且新式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刚刚开始生产，部队还没有完成整编训练。” 这时候要打这么一场大仗，这不是要把我这点心肝宝贝儿都扔进去吗？两拨人争来争去啊，最终呢还是得元首拿主意啊。希特勒是左思右想，最后呢同意了曼施坦因的计划，决定用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和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南北夹击库尔斯克。这次行动呢起了个代号叫“堡垒”。按照曼施坦因的想法啊。 德军在哈尔科夫取胜之后，应该休整一个半月，所以定在五月四号发动堡垒行动。但是去年冬天的大战呢，实在是太惨烈那德军再准备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实在是费劲。加上这一年苏联春天的雨季持续时间特别长，结果这个堡垒行动时间是一拖再拖啊！俗话说得好啊，是吧？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五月份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莫德尔就带来了一大堆侦察机拍的照片啊，说你们看，是吧？苏联人在咱们准备进攻的路线上建了三道防线，修了大量工事，就等着咱们进攻呢，是吧？希特勒听了之后也非常犹豫，啊，就对古德里安说，是吧？说自从我决定这次进攻以后，我心情就一直不好，啊，但是曼施坦因、克鲁格和蔡斯勒仍然非常坚持，啊，所以最终堡垒行动的时间呢定到了七月五号。 这个时间呢，说实在的，实在是太晚了，晚到连曼施坦因都觉得苏联人肯定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干了。那那为什么这个希特勒要定在这个点儿呢？他是想等着两个装备了豹式坦克的装甲师到位再进攻。而在曼施坦因看来，是吧？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新式武器上，远远不如出其不意，趁早进攻。 德国人这边磨磨唧唧准备行动，苏联人这边啊也没闲着啊。刚才咱们讲了，现在就小屁孩都知道库尔斯克这地界太重要了，德军一定会进攻这里，是吧？但是我们怎么应对，是吧？这事儿上大家看法都不一样了。瓦图京上将说，咱得先发制人，用进攻来打乱德军的进攻。斯大林马上表示同意啊！你看斯大林真不愧是希特勒的好基友啊，想问题方式总是那么像。 啊，不过其他将领像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这些人都反对，说咱们应该先防御，用坚固的防线消耗掉德国人的坦克，然后再反攻。最终，斯大林终于被说服了，于是呢，苏军开始大力准备。 在库尔斯克周围精心构筑了三道防线，那就是莫德尔照片上显示的那些。这几道防线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对付德国坦克准备的。啊，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宽，整个纵深超过了一百五十公里，坦克部队不可能轻松突破，然后往后方穿插。防御体系也非常牛逼，大量的战壕啊、铁丝网啊、地雷区啊、反坦克壕沟和火力点互相配合、互相掩护。 德军越晚进攻，这边的攻势修的就越完善。而且呢，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啊玩了命的给部队补充实力。小小的库尔斯克突出部硬是塞进了三个方面军，一百九十多万人。朱可夫判断，德军进攻的主力是北翼，所以给防守北面的中央方面军配备的力量最强啊。 七十一万人、一万多门大炮、一千七百多辆坦克，由罗克索夫斯基指挥，朱可夫本人亲自坐镇督战。防守南面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呢，实力稍弱啊，也达到了六十二万人、八千七百门大炮、一千七百多辆坦克，司令是瓦图京上将。 在他俩背后是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五十七万人作为预备队，如果前方吃紧，就能冲上去堵漏啊，或者呢作为生力军发动反攻。整个四月到七月，苏军都是严阵以待，静候德军的进攻。将军和士兵们啊，摩拳擦掌准备打仗啊，这个政客们啊也没闲着啊。 就在六月份，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进行了秘密会面。啊，当时的地点呢，选在了还被德国占领的基洛夫格勒。啊，期间俩人谈了什么？那至今不为人知。我们只是通过一些二手资料知道，里宾特洛甫代表希特勒提出了和平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以第聂伯河为新的苏德国界。 而莫洛托夫坚决要求恢复一九三九年以前的苏联国界，说这是底线啊。结果双方呢价码没谈拢，只好散会回去继续准备打仗啊。不管他们谈没谈拢啊，我们看为什么希特勒和斯大林会在这个时候都有意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至少说明两年仗打下来，双方真的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几次拉锯下来都发现不能靠军事实力取胜。 是吧？对战争前景都非常迷茫，领袖都如此啊，那下边的将军和兵就更忙了啊。有一个这个苏联军官在回忆录里写，是吧？每天无休无止的挖掘战壕的时候，真希望德国佬赶紧进攻，用一颗子弹结束这痛苦的等待。平静一直持续到七月四号啊，这天夜里，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部苏军抓了一个德国俘虏，经过审讯。 得知啊，德军将在第二天发动进攻。七月五号凌晨，突出部北部又抓了一个俘虏。那德军即将进攻的消息呢，就这样被坐实了。 面对这个情况，苏联人又玩了一招绝的。啊，一般打仗都是进攻的一方先进行炮火准备嘛。啊，我给你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凌晨两点，南北两线的苏军开始炮轰德军阵地。毫无防备的德国兵大半夜从掩体里爬出来，刚准备出发进攻。 一阵炮火铺天盖地的到了，啊，把大家都给打懵了。哎，不是应该我们进攻吗？怎么先挨了一顿炮弹呢？是吧？这么一来，所有人都知道，这进攻计划呀，肯定是苏联人一清二楚了，奇袭没戏了，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一场恶战。清晨六点半。 德军从南北两线开始了进攻，两边德军兵力大致相等，总共有十八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还有不少步兵师。这些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德军的全部家底儿了。北边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比原计划推迟了俩半钟头，开始了进攻。打头阵的就是莫德尔的第九集团军。 莫德尔知道奇袭不成，所以用仨步兵师先在侧翼佯攻，再让四个主力装甲师和三个步兵师进攻。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德军艰难突破了苏军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了不到十公里。南边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也是刚出战壕就挨了一顿炮，比计划晚了仨小时进攻。德军把虎式坦克。 和豹式坦克编成重装甲营在前面开路，结果一出发就陷入了苏联人布下的重重地雷阵，先后三十六辆坦克被炸得动弹不得。勉强通过了地雷阵之后，德军坦克终于发挥了威力，接连突破苏军两道防线。德国空军也倾巢出动，完全压制住了苏联空军。 对面的瓦图京本来非常乐观啊，想着是一天就能挡住德军进攻，第二天就可以发动反攻了。结果曼施坦因攻势太猛，把方面军预备队调来还是拦不住，只好请求后面的草原方面军来支援。瓦图京本来计划集中兵力给曼施坦因的侧翼来一记重击，可是无奈苏军的协调性啊太次。 最后就变成一波一波的小规模进攻，没什么效果，只是推延了这个德军的进攻。几天的仗打下来，北线的中央集团军群先顶不住了。七月七号，罗科索夫斯基发动反击，莫德尔也投入了预备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德军虽然大量击毁苏军坦克，几次冲到苏军的二道防线前，但是都没能突破。 九号，克鲁格和莫德尔开了个碰头会，俩人一商量，都认为啊，苏军防御太强，想突破是没戏了。现在应该把目标改为牵制苏军，不让他们腾出手来支援南线。于是整个战役的胜负就取决于南线的曼施坦因了。可是曼施坦因这边日子也不好过，德军的进攻速度大大低于预期。他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上将把攻击重点转向右翼。 占领一个叫普罗霍洛夫卡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本来按计划应该是进攻第二天被占领了，这都一个多礼拜了啊！结果德军第二党卫军装甲军正好迎面遭遇苏军刚刚开上来的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于是七月十二号，双方就在这个小村子周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战。这场大战究竟胜负如何？ 库尔斯克到底鹿死谁手？咱们下集再说。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源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小七听书”。